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十集，店家见了洛寒，笑得越发灿烂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店家也乐于和漂亮的仙子说话。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 不知道仙子还要住多久？二位下榻小店，是不是为了碧云秘境啊？洛寒听到一怔。碧云秘境？没错。店家见洛寒竟然不知道，也吃了一惊。哎，仙子竟然不知吗？我还以为你们是专门为了秘境而来。洛寒好奇问道：“碧云秘境是什么？”店家听到。 立即露出一副与有荣焉的表情，说道：“碧云秘境可了不得，中重天大大小小有上万个秘境，可是碧云秘境却是独一份的。碧云秘境木灵气充裕，盛产天材地宝，而且啊，里面还有鹤铃兰呢。”店家语气充满了骄傲。洛寒应和着笑了两声，问：“鹤铃兰又是什么？” 店家又惊讶的瞪了瞪眼睛，洛寒见状，立刻说：“我和哥哥第一次离家游历，许多消息知道的不全面，有劳店家为我们介绍一二。”兄妹，林清霄眼神终于动了动，他无声的看了洛寒一眼，没有多说。店家没有怀疑洛寒的话，他甚至恍然大悟：“哦，原来是兄妹呀。” 怪不得两人同进同出，姿容还都如此出色。店家说道：“哦，鹤灵兰是难得一见的专用于经脉的药。仙界灵丹妙药这么多，能修复经脉的却少之又少。据说，即使是千疮百孔的经脉，用鹤灵兰也可以修补如初。经脉可是直接关系着修行，只要有条件，谁不想收几株备用啊？” 就算自己用不着，留给晚辈也是值得的。因此啊，贺灵兰一向有市无价。这次碧云秘境现世，好多人不远万里来碧云秘境碰运气，说不定就找到了贺灵兰呢。洛寒了然，原来是修复经脉的药，怪不得最近这么热闹。洛寒和店家道了谢，就打发店家下去。等人走后，洛寒立即看向林青霄。 眼中跃跃欲试。哎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他记得林清霄之前经脉受损，受伤十分严重。虽然用菩提树精华修补过，可是效果毕竟不如贺灵兰。林清霄脸色微正，问：“你经脉受了伤？”“当然没有。”洛寒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。“是为了给你用的。”林清霄又意外了一瞬。 他以为洛寒要为自己准备后路，结果竟然是为了他。林清宵反应过来之后，本能的拒绝：“不必。”“经脉多么重要，怎么能让你硬撑着？”洛寒却十分执意，说道：“你每日都在修炼，若是不把经脉中的隐伤治好，岂不是一月灵气就疼？”“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伤。”林清宵说完后，顿了顿，说道：“我都不觉得这是受伤。” 你如今没有修为，进秘境会有危险。若不是必须，实在没必要为贺灵兰走一趟。你的事就是必须。洛寒不让林清霄继续说下去，强行说：“反正我们也无处可去，不如去秘境里看看。我还没见过秘境呢。”洛寒都这样说了，林清霄也不好再提。其实真的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伤。 龙自身血肉强横，只要不是致命伤，都能自愈。林青霄从小到大都习惯了，唯独这次挖内丹，他受到重创，实在没法靠自己痊愈。龙挖内丹无异于人族挖心，如今龙丹的位置被神放进去一颗神珠，虽然还在痛，但这种程度的疼已经可以忍耐。相比之下，经脉的损伤简直微不足道。 从很小起，素衣方扣着他的修炼资源，林清霄只能用加倍的修炼追回物资差距。那时候他年纪小，运行灵力不得法门，经脉屡次受损，情况可比如今严重多了。何况这次有菩提木精华的修补，已经比以往许多次都好，林清霄都不觉得这种程度的痛算是受伤。 谁知洛寒竟然为此要去寻找贺玲兰。林清霄觉得有点小题大做，又有点些微的茫然。从前这样的待遇一直属于林重玉。林清霄习惯了林重玉霸占最好的灵气，占据最多的资源，稍微受些伤就能惊动整座中山，修为上略有些进步就被众人大张旗鼓的称赞。 而林清霄永远退避三舍，永远自生自灭，永远为林崇玉让步。林清霄都没有想到，有一天，竟然会有人为了他身上微不足道的伤口，去秘境里寻找名贵灵药。林清霄有片刻的失神，洛寒已经戴好面纱，激动又好奇地问：“哎，我们要去秘境探险，是不是要准备丹药物资啊？” 林青霄回过神，看着眼前这个兴奋的幼崽，微微叹气。 <sighs> 当然，洛寒已经按捺不住了。他只在小说中看到过主角探险，万万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一天。他兴冲冲要出去采买，林青霄抬手，铁面无私的在他面前竖了道冰墙。回去带木梨。哇。碧云秘境现世。 是这一带最热的话题。秘境出事当天，地面一早就站满了人，法器仙衣的灵光此起彼伏，连云层中也停着许多云舟，各大家族的徽标在天空中闪闪发光。洛寒和林青霄也早早到场，林青霄一露面，果然引起众多视线。林青霄大概是被看习惯了，毫无波动。 洛寒躲在木犁后，好奇的张望着外面。他木犁长及膝盖，走动时木犁和群居层层叠叠，仙气十足。可惜仙虽仙，行动却真的有些不方便。幸好这个木犁是法器，不会憋气。洛寒隔着一层纱，心中暗下决心，他一定要好好修炼，早日强大起来。 像林青霄一样，光明正大的把容貌献于人前。洛寒扫过地面，又看向天空中悬浮的云州，莫名觉得这样的场景很像学校开学。站在地上的是自己来报道的，上面的云州是家长开豪车来接送。果然，仙界贫富差距一样悬殊。洛寒在打量别人。 殊不知，他们两人也频频被其他人打量。这两人一男一女，男子容貌出色，修为高深，站在那里自带冰雪光环，瞩目非常。而他身边的女子却带着遮挡全身的木犁，看不清长相，也探不出修为。这样的组合显然非常奇怪。碧云秘境物产丰富。 相应的便是秘境里危机重重，在场之人要么像天上的那些大家族，以家族形式进入秘境，要么像散仙，三五成群，早早组好了队。像他们这样两人独闯秘境的，实在另类。这样的人，要么是新出茅庐的大家族子弟，不知修行险恶；要么就是自恃实力，另有依仗。 这样想着，便不乏有人凑上来搭话。一个穿着红衣、容貌非常精致的男子凑上来，笑眯眯的问：“两位可是要进碧云秘境？可曾组队？”洛寒瞧了瞧眼前这个骚包的红衣男，再看看高冷清静、浑身上下弥漫着大佬气息的林清霄觉得自己看破了对方的意图。洛寒上前一步，不假辞色道：“不需要。” 他们队伍里只能有一个拖油瓶，那就是他。这个红衣骚包男已经超标了。红衣男子没料到被拒绝的如此干脆，他停了一会儿，才喃喃道：“我也不至于这般不济吧？我堂堂朱雀族，虽然多年来不经修炼，但是底盘放在这里，我就算靠天赋神通也能横闯秘境。我是看两位孤零零的可怜，才过来提醒你们一把的。” 红衣男子说出自己是朱雀后，隐隐挺直了腰杆，等着这两人一反态度，主动巴结。可是他等了一会儿，林青霄毫无波动，洛寒也只是冷冷淡淡的哦了一声。红衣男子没等到预料中的赞美，十分惊讶：“我是朱雀，你们该不会不知道朱雀吧？四灵之一的朱雀啊！”洛寒发现鸟类的脑容量果然不太大。 他依然不为所动，淡淡的说：“所以呢？”鸟类都自恋还虚荣，红衣男子一听就不服气了。他正要和洛寒理论，他们后方忽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二公子。”洛寒带着木离回头。 见一个双眸翦水、秀雅绝俗的女子望着他们这个方向，一双拢烟眉似蹙非蹙，一双杏眼里泪珠似落非落。洛涵立刻知道这是谁了，女主云梦寒。云梦寒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看到了林清霄。她立刻跌跌撞撞跑向林清霄。到近前时又害怕般停住，二公子。 你活着实在是太好了。 <sighs> 你当日落下深渊后，我想要跳下去追你，可绝灵神渊马上就消失。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担心你，每每想到就心痛欲绝，以泪洗面。 <sighs> 现在知道你没事，实在是太好了。 云梦涵语无伦次的说完，怯怯停住：“二公子，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这样看我？”他说完后，那双水做的眸子中顿时弥漫上雾气，泫然若泣：“你是不是在怪我？我知道，你一定在怪我，怪我当时没有跳下去救你。” 他说着，伸出手臂，就要自断真身。我这就把命赔给你，这是我欠你的。洛寒站在旁边，看完了女主从激动到悲伤，再到割脉这一整套表演。而这个过程中，林青霄一句话没说，甚至都没有看她。女主脑补能力未免太强啊！林青霄还什么都没说呢，她这就要割脉赔罪了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